课文四，在房间。张老师星期六也不休息啊？是啊，他这几天很忙，没有时间休息。那会很累吧？他每天回来都很累。休息，忙，时间。